忙着呢，嗯，怎的在更衣？你摸摸看，嗯， <laughs> 出了这么多汗。二公子跟我师傅吃顿饭，这么如坐针毡，我都吓死了。 师傅前来此州，一路奔波辛苦。我本该昨日就来向师傅请安，奈何到了此州已是深夜，怕耽搁师傅休息，便没来。是此安失礼，这杯酒是向师傅赔罪的。哦，侯爷不必行如此大礼，况且喝酒误事，我早已戒酒了。是我疏忽了。如今侯爷与我儿同舟共济。 也算是有些交情的朋友，你叫我一声师傅，我便倚老卖老。我以茶代酒，只请你日后多多看顾传儿。请师傅放心，我定会护他周全。嗯，坐吧。是，谢师傅。 我倒是从未见过你这般。我是生怕哪句话没说合适，显得不够诚恳，让师父再起疏离之心。这段时间实在忙，回头得找个日子，跟师父好生谈谈。你可曾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？慈父之爱子，非为报也。所以说，唯有情真意切，才能过师父这一关。二公子前路漫漫，当年那一脚。 倒是把你自己踹了个远。唉，我何尝不明白，师傅对我已是足够客气。今日若换做是我老爹，这顿饭未必能吃完。兰州，嗯，说事。 忙什么呢？我得把这段时间在磁州的花销算清楚。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正适合。账不算完可不成。这里应是这个数。二公子有点门道。既然如此会算，给我把这都算了吧。我哪成？ 这账这么杂，还得交给专门干这行的人来。说起来，你知道曲都里谁最擅长算账？这还真不知道，请二公子不吝赐教。花三小姐花香依。哦，那你知道中伯里谁最擅长诱敌吗？谭台龙。嗯。 不对，是眼下正蹭得我心猿意马，无暇正视的相册案呢。你又赞了不是？我这分明是见沈小公子薄汗涔涔，衣衫不整，才特意过来提醒一哼，那你是正人君子，不像我，想了这么多。都想了什么？愿闻其详。 云梦闲情的事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说出来就没意思，你且听着，我说与你可好？再不松手，这捏皱了的账目要怎么与旁人解释？沈公子这是怎么了？ 我还没说呢，怎么就热了？你凤儿过来，嗯，因为你呀，乱州，嗯。 杀骑兵，也恨舍不得。我在那一日死了大哥和师娘，我又有什么错？新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你可以离开曲去任何地方。哈哈，中国六州数万条人命，二公子要跟我，真是惊险。你睡上我的床，心里明白我每夜在想什么。你想不想疯？ 最大的不同就是欲望，你拉着我想要抵抗他，可最终你仍然败给了他。我是败给了思欲，但是你若是如此坚定，又何必来跟我试这一场雨？关门！今晚镇府大人不走了。他或许真的是个风月老手，仅是这个眼神就够了。我脱不了。 小病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四集。 川儿呢？还没起。主子昨晚处理公务，寅时才睡下。嗯，川儿体弱，你也劝着些，别让他太劳累。是。那师傅先去别处逛逛，待会儿主子起来了，自会去向师傅请安。无事，若是忙，就叫他不必跑一趟了。我来看他就是。 嗯，子要出门？嗯，去北原猎场看看。对了，师傅方才来过，见你还未起，便去别处了。他的云雀是你送的。师傅最恐寂寞，那只云雀师傅看着欢喜，每日清晨都会带它出门散步。 现下师傅与丁桃、乔天涯他们住一个院子，人一多就热闹。况且大家对几家拳都很尊敬，也常与师傅请教，师傅心中定然愉悦。何时回来？你大用晚膳吗？嗯。叫上师傅一起。北原猎场离此州不远，有相通的马道，浪淘雪径半日就能到。如果不是你有公务要谈，真想带你去看看。 看来你很满意。先前我担心启东守备军随时会攻打过来，我们又没有可驻兵的地方，禁军几万人在离北、中博两头跑太过显眼。这北原猎场足够大，地势极佳，远能威胁丹城，近可支援磁州，又架在离北边线，可进可退，可攻可守，是个好地方。这地方的确不错，只是我今日也要同周贵谈磁州守备军的事宜。 下次吧，下次你带我去，一言为定。那我早去早回，等我回来。嗯。大人，同知大人来了，快请，快请。 周大人，程峰先生，两位久等了。同知大人客气，我与周大人也只是吃茶闲谈罢了。啊，还未与同知讲，自招募守备军的告示贴出去，来应招的人简直是络绎不绝。如此一来，明年的耕田范围兴许还能扩增。外头缺粮，磁州能供应，对好些走投无路的人来说，这无异于雪中送炭。更重要的是，还可免了他们落草为寇。 我看，照这个趋势，等到明年，磁州境内就没有匪患了。咱们若是能替敦端两州也解了难处，洛山土匪会不攻自破。招募初见成效，大人却不能一味依赖于此。磁州能够支撑得起这样大的粮食消耗，但端州临近边沙，他们可没有这么多粮。况且洛山有雷惊蛰，茶州未必就没有其他匪患。 这才只是开始，万事不急，是这个理。当务之急是解决这些外来人口的户籍问题。他们若是想要在磁州常住，总要有个身份。永仪年间，东宫力推黄册入籍，是由各地州府、知县、村镇层层集对名单递交朝廷。如今磁州人少，既已不再受大州号令，便可废除原先的三部册籍。城中仍然严禁游民。 由磁州自己分新级记档，等到确定册籍，磁州就能随册征税，账目上也会随之更加清楚。哈，这个好办，这几日便能着手整理。如今只担心启东守备军。是啊，这么久了，半点都没有听到启东的消息。唉，去都若是想要阻止阿爷返回黎北。 不应只派出一个韩进过来。如若调出七柱音，一个月前就能将阿野堵在中博边境。可直至今日都未曾传出消息，恐是去都生出了变故。好，先不提这些了。我命人去准备些晚膳，通知用些饭菜吧。谢大人美意，家里已备好了饭菜。哎，可天色已晚，让通知饿着肚子回去，不成不成。 <coughs> 既然家里有人等候，那就不留同志了。 <laughs> 那我就不多留了。啊，我送送同志。主子，主子，嗯，二位留步，告辞。同志慢走。 魏生，今早侯爷出门，听说你也自荐了。啊，是，我见古今伤势未愈，想替他随侯爷跑一趟。今夜是谁当值？回主子，是古今。 先去院里瞧瞧师傅，咱们走吧。是。主子，你这般晾着他，只怕他会心生怨愤。我有心用他，他却未必看得上我。他在锦衣卫中的品阶比你只高不低。 先帝暴毙前，他还是韩城的左膀右臂。韩城要杀他，总要有个理由，他却始终没有对我开口的意思。他肯在去都孤注一掷，是冲着策安来的。当时世子重伤，旁人都以为策安回去是要接替李北王的。救命恩人这个身份，足够让他在李北过得安稳。古今如今负伤不变他今日自荐，就是想要顶替古今的位置。 可惜侯爷是个硬心肠，不肯给他这个机会。这人有真本事，比起古今不相上下。如果真的弃而不用，就太可惜了。公子回来了，我这就叫人将饭菜端过来。不急，策安差不多该回来了，你去门口接一接。是。你也下去吧。是。 哥，我做的对，兰州，策安，这是于大人，于大人，同志，同志，累死老子了，在路上东躲西藏的，活得太辛苦了。 投子，投子，元老没了，我也要死。海阁老怎么没了？元 <laughs> 副，元啊元啊死前，啊！陈阳，带于大人去平复片刻，换身衣裳。是，主子。 顾金，你去跟厨房说，做些汤水送过来。是。放心，我还能活着见着。 心就在我的怀里，一路上贴身存放，生怕被土匪搜去。我也算，心不足命。于大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两位离开曲都的这些日子，曲都发生了太多事。新帝丧仪才办完没多久。 韩城就带回了一个他本家的男孩，声称此子是李氏一脉，皇室血脉，关乎千秋万代，此事不容有虚。国子监请旨，宫业一脉身份，宫业一脉身份，宫业一脉身份，宫业一脉身份，皇室血脉。 必得分明，皇室血脉必得分明，皇室血脉必得分明。太后，臣请旨，要求空宴寒指挥使所携一脉身份，事关皇室血脉，万不可草率呀！请太后准奏，宫验一脉身份。 阁老言下之意，我韩城要祸乱皇室，哼！我乃永仪年公谷重臣，皇城爷更是将托孤私信都交付于我，怎么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空 <coughs> 口无凭，指挥使，若是肯把私信公示于人，交由内阁审查。 你我也不必在这朝堂上做这样的口舌之争。审查，阁老必然知道国不可一日无君的道理。如今帝位已空悬月余，交由内阁审查尚需十日。你我等得起，这天下等得起吗？即便紧急，此等大事也绝不可敷衍。 阁老如此说，我倒要问一问：内阁商议来商议去，可曾商议出什么章程？这些日子，内阁重理宗谱，找到了燕王庶孙次子，这是有迹可循的李氏血脉。依照规矩，如今的储君人选非他莫属。燕王是万宣年的怀州王。 其庶系实是旁支，这如何能称为李氏血脉？再说，燕王庶孙次子已经年近古稀，如何还能主政？况且怀州距去都路途遥远，他若是在路上有个万一，这韩指挥使慎言，燕王嫡系一脉全部战死落霞关，这是何等忠义！这样的人，不比韩指挥使所携身份不明者。 更适合成为储君。求你大胆！你够了。诸位大人与外头的学生也跪了一天了。立储之事虽然迫在眉睫，但仍有商议的余地。如此这般是要做什么？此事哀家定不会敷衍了事。阁老，你若有异议，也可再与哀家面议。让学生们散了吧。 太后主政勤勉，事事躬亲，可国子监学生本就有议事之职，况且立储并非家事，而是国事。臣以为，有谈方才有策。好，阁老说的在理。既如此，韩城的人已经到了，你要由大理寺左查还是刑部左查？ 哀家都听你的，太后，老臣。哀家今日也倦了，退朝吧。退朝。太后，当真不驱逐这些学生吗？他们也闹了有些时日了。 方才没听海阁老说吗？这些学生忧心国事，实乃大周之福啊。可他们如今跟着督察院的言官，将韩指挥使骂得体无完肤，有些言语着实不堪入耳。他们要闹，便只管让他们去闹。韩城既想拥立储君，三两骂声也是活该受着。 不过这重负能不能撑过来，只得看他自己造化。很是，只是立储一事，太后或许应早下决断。决断，这哀家可下不了。有些事不到该下决断时，须得耐心等着，待瓜熟蒂落。 哀家便还是坐在这明礼堂最高处的人。陈阁老，今日上朝，可要多保重啊！正是，好。正逢多事之秋，许多事还得阁老拿。主。卑职还有差事，卑职先行一步。好，好好好阁老慢行，阁老，诸位辛苦。阁老慢行，身体保重。诸位辛苦。 路上当心呐，老师，我送您回府吧。不必了，你快些回去吧，我慢慢走，总能回去的。老师，哎，天要黑了。 路上当心，老师，回去吧。 平身吧，谢太后。阁老身体不适，赐座。是。多谢太后。启禀太后，臣要参内阁元辅海良仪。 韩子云，你不要乱讲啊！太后，如今局势不稳，内阁却将立储一事一拖再拖，这是想做什么？国无君主，难道天下要以海阁老马首是瞻吗？臣要参海阁老聚集群党阻挠立储，就是其心可诛！你血口喷人！立储一事连日商议。 是你迟迟不肯公验皇嗣真身，到底是谁在阻挠立储？先前天下归心，若非你执意围捕定都侯萧驰野，去都怎么会陷入如此境地？若要问责，你首当其冲。哼，萧驰野刺杀先帝，围捕此人天经地义。你说我办的不对，是何居心？说起来。 你与萧池野、沈泽川两人私交不浅，刑部怎么不查你呢？哎呦，我忘了，你与刑部尚书孔丘是同窗好友啊！韩城，你胡沁什么？就凭你韩城空口白牙说萧池野行刺，便是定罪了，那还要我们刑部做什么？再者，我们私宴小聚，你韩城不也在场吗？孔尚书此言差矣。 随时听记是我的本职，你们众臣私聚，我若不到场，如何能听得确切啊？我已叫人把那夜详谈的事情全部誊抄给了太后，我清清白白，自然什么都不怕。呵呵，那日宴席，原是为感念关沟一案出了力的同僚们，本就没你韩城什么事，是你不请自来，我当是你舔着脸来蹭吃蹭喝。 好心施你口饭吃，谁知你竟能歪曲至此？无耻小人，人而无耻，不死何似？苍云，你你，太后，太后明鉴啊！ 臣乃一介武夫，嘴笨拙舌，自是没有岑大人这张巧舌如簧的嘴呀，都是臣的错，为母下旨也是臣的错，屈死先帝是臣的错，如今处境无人也是臣的错，请太后下旨吧，是杀我一人，还是杀我一家？主子怎么办？ 我就怎么受？好啊，我今日也算见识了，堂堂男儿竟如泼妇骂街般全无体面。我看你不仅无耻，而且无礼。我岂愿跟此等小人同列。若是贼人所挟之人不能公验正身，这个官我不做也罢。我已将乌纱摘下，你们要拿。 尽管拿去！我住口！韩城，朝堂议事，你哭什么？站起来！是是臣失仪。还有你，孔丘，你好歹也算是内阁次辅，动不动就以罢官相逼，你是在威胁谁？哀家自从代行天子之权以来。 事事皆要问过内阁，还有什么不妥？你非得这般步步紧逼？太后息怒，后宫本不得干政。哀家三番五次谏越，本已愧面先祖。建恒突然病逝，若非你们屡次哀求，哀家哪里肯再来这前朝主事？广成也在世。 何曾叫哀家受过这等委屈？皇成也还在时，臣也不曾受过这般的对待。臣自知有辱，不敢同内阁诸位大人相提并论。大臣对李氏忠心耿耿，如此才敢将皇嗣欢送于朝。 阁老，你如何就要这般紧逼于我呀？成，你少拿阁老说嘴。太后，阁老之心，天地可见。立储绝非小事，眼下难关重重，大周已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。若不能谨而慎之，只怕后患无穷。哀家也明白这个道理。 所以才会连日召集各位大人在此详谈。韩城，为着谨慎，你就把光成爷的托孤书信交出，由在场诸位公验吧。 <laughs> 太后，太后如此说，便是信不过臣了。 <laughs> 诸位怀疑我的赤诚忠心，不如叫我去死。 我嫡亲弟弟，为了追捕那萧迟野，现在还落在磁州为质。为先帝杀了一只眼，为光城也挨过三把钢刀。我只是为了一己私欲，就狂骗天下的斗少之辈呀！ 史官是为朝廷效力年久，竟要被如此怀疑，真是令人心寒。王氏血脉是儿戏吗？既然有光成，年书信，那就拿出来呀！就拿出来了。你们难道真要将人逼至如此地步吗？如何不敢拿出书信？此事必有蹊跷。是什么蹊跷？你们这些言官，为了党羽派系之争，难道今日你便要将史官逼死不成？就在这里故作耳言，他不拿出书信，那就是没有。就是你们这是质疑韩氏一门忠臣对朝廷的忠心。拿不出书信就是没有。 这些世家妄图用身份不明之人祸乱朝纲好啊！真话暴露了吗？你们这是一日党争，要逼成忠臣呐！忠臣，忠臣，爹爹何在呀？爹爹何在呀？够了！当年立誓为王。 天下历经数年征伐，终于归一。国老怎么说起往事了？百年以来，大周历代朝臣无不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。永一年初，禹州齐慧莲连中三元，太学就此兴盛。姚家三世。 虽是世家出身，却广开言路，不拘一格提拔贤才。今日还在这朝堂上的寒门学子，多是那段时间涌入朝中的。然而，不过十年，广成也便龙体抱恙。 而后世家再度兴盛，以门第之见，划分太学。用一年之贤德年间，已然成了世家的朝堂。胡说八！贤德年间，国库空虚，臣请求花四千交账。 他协同当时还任各部尚书的世家官员，避而不答，屡次敷衍。同年，绝西遇灾，哀鸿遍野。臣再次逼迫花思谦交账，他闪烁其词。不久后，众伯兵败，战后六州粮仓一夜全空。 这笔账，至今仍是比糊涂账。这是他的错，还是在场诸位推波助澜的错？此事大理寺海良仪屡次进谏，要求公验韩氏皇嗣真身，韩城。 至今不肯交付托孤私信，无法，臣便主持内阁探询皇甫，最终奏请太后，责立怀州燕王一脉为主君。吴国阁老，你要做什么？国之衰微。 这是我为元府的错。我一生为君进谏，得而不得，已然无畏。既然圣剑不能，那么今日我便死谏大周，为的一是除君可立。 但绝不能册立韩家小儿。大招！住手！老师，何至于何至于此？老师。 别说了，快救人啊！ 谁敢动我？你们疯了吗？这八大营快拆！将今日在神武大街打砸韩指挥使之人提上来。别动我，自己扛一下啊！放下！跪下！打砸朝中大人，处死你都是该的。把人带走。是。走，快点。 今吾贼人降服韩氏正义，此乃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大周数万万文士，我倒要看你何时独见。闭嘴！住！今已由内阁查明，韩城所执私信没有光成爷私章，实为伪作。韩氏庶子不可责为储君。 应尽快改择燕王庶孙次子为皇储。如此，便去怀州请人过来吧，哀家也见上一见。太后，有怀州急报传来，说说说了什么？回回太后，急报里说，那燕王庶孙次子年事已高，加之阁老去了的消息传到怀州，悲愤欲绝， 已经没了，什么？这可是我怎么办。如此？既如此，臣有一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韩指挥使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有我在一日，你所携之人绝不可能立为皇储。哎，孔大人莫急嘛，且听我一言。既然宗亲中已无血脉留存。 那不如就由太后继续暂代朝政。此外，为着谨慎，另立议事阁，由去都八成的世家官员共同佐证。指挥使好算计，什么议事阁，无非就是世家专政的花招罢了。怎么，我们内阁官员都是死了不成？要你们来佐证？朝堂之上，还请岑大人慎言。 世家专政的话是能随便说的吗？我韩城清清白白，曾在永仪年间任八大营同知，现也是锦衣卫指挥使，由我等护卫去都辅佐太后，有何不可？好啊，你的意思是，若是不允议事阁，你便要率八大营兵逼内阁了不成？我可没有说这样的话。 你威逼之心昭然若揭。岑大人说这些也是无用。韩指挥使所言不无道理。如今情形，八城佐证不失为一法。不过，文不参武，指挥使既要入参议阁，就须得将八大营交出来。什么？ 孔尚书竟然肯定了韩城提出的八成佐证，怎么可能呢？孔丘不也是阁老的学生吗？是啊，他怎会向害死阁老的贼人低头？他不也是寒门官员，怎会屈服世家？这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阁老去后，孔丘所率领的内阁是保守之策，如今更是与世家同流合污，与走狗无异。这根本不是阁老以命相搏、期盼换来的局相啊！先前就听说，岑玉曾设宴请过韩城。 他们是寒门的希望，真没想到，他们与世家原是一丘之貉，十足的伪君子。世家为虎作伥，真是一群败类。说不定，当初就是因为孔丘、曾玉过于软弱，才会使得阁老孤立无援，最终死谏。竟是这样。还有姚文玉，当初我们死谏跪请诛杀沈氏余孽，他便不至一死。亏他还是阁老的学生，阁老离世都未曾见他露面，可见姚文玉其人徒有虚名。 他所做的那些文章，定都是阁老的经世之学。他不过就是个世家窃贼罢了。亏他祖上堪称清流表率，也不知他死后可否有脸面见列祖列宗。无妨，我等先下反击还不算晚。太后在韩氏小儿的事情上让了步，这足以说明，只要我们齐心，便定能推倒世家这堵高墙。正是，只要我们协力抗议，革除世家弊病的机会就在眼前。 砸！备下起！寒门败类，与世家同流合污，害死哥不为人！给我砸！住手！诸位听我一言，我岑玉对天发誓，我从不曾与世家苟且。 如有违背，天打！呸！我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强颜厉色？就是开打死！打的，打的！无耻孔丘，出身寒门，却与世家同气连枝，屡次示弱，实为败类！无耻孔丘，实为败类！无耻孔丘，实为败类！无耻孔丘。 你们是太学学生，曾经也是来我家清谈过，该是清楚我的为人的。呸！那时是被这软弱小人蒙骗，如今才见你走狗的真面目。没有与世家同气连枝，诸位希望听听冠冕堂皇，砸了他的轿子，砸！砸！砸！都敢一起向何老谢罪，砸！砸！砸！砸！砸！砸！砸！砸！砸！ 启禀太后，太学学生近来太过猖狂，昨日里更是向陈御史泼粪，今早上朝前又将孔尚书砸伤了。不仅如此，前几日还冲入姚家祠堂打杀，若不是孔尚书着人去守，祠堂只怕当夜就要烧起来了。那里面供的可是姚家一门三师的牌位呀？为何还不派人镇压？这群学生是疯了不成？ 谈何容易！这几日，八大营一旦出兵，学生们就绝食相敌，已经接连饿死四五人了。这如何还敢轻易镇压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启禀太后，臣薛修浊有本启奏。 如今乱象，皆因皇位空悬。然臣近来竭力打探，终于找到了光成帝流落在外的皇女。啊，皇女？朕这承前，妾身怎事？怎会有子嗣流落民间呢？不会又是假的吧？这我绝不可能的。此为秦王私章佐证，还有一干相关证言，臣也已收集，请太后过目。臣也将皇女带来。 此时正在宫门外候着，可当堂公验身份。话说，那皇女乃是光成皇帝一脉，她自幼流落农户，村中人常见，收养她的人家紫云碧屋、天路刘红。 此女虽流落农户，却因自幼聪慧，很受家中喜欢。那户人家虽说贫寒，却也肯让兄长教她读书认字，且她不仅聪慧，还十分善良。邻里受难，老人挨饿，她便省下自己的吃食，亲自侍奉。 远近乡里都对他交口称赞。我也听说了，这位皇女从民间而来，深知民间疾苦。若是她做了皇帝，啊，咱们这些老百姓的日子可就好过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皇女的兄长曾是贤德年间的寒门学子，就因门第之见不曾中榜，不久便郁郁而终了。皇女与兄长感情甚笃。 此事成了心中之痛，还听说呀，皇女听闻海阁老没了，曾数度落泪，还说若为男子，定不让忠臣受此辛劳疾苦。 <laughs> 若真如此，皇女胸怀可见一斑呢。是啊，大兴皇帝锦衣玉食，玩物丧志，哪懂民生疾苦？万圣之尊应如皇女这般。没错，若皇女真能立储，定会垂怜天下寒士，摒弃嫡庶门第偏见。 大周也定会有一番新景象了。正是这么那便再好不过了。是，没错，我们有望了。是，大周有基业，寒冰必兴啊。此事大大不妥，皇女身为女子，如何能坐稳龙庭？这是数百年来都不曾有过的事，臣以为不可。 我也想问问薛大人，手中握着皇女，隐而不发，直到内阁与世家矛盾激化、不可调节，才上奏言明。如此心机，不可谓不深。薛大人所图为何？我不懂孔尚书言下之意。尚书对我成见如此深，莫不是因我出身世家？可这天下从未有律法规定。 择路朝官，应以嫡庶门第为先。更从未有律法说选立储君时要以男人为先。更何况，大周已到此境地，不立皇女，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薛大人的意思是，要这朝堂之上，举目之间皆是妇人吗？再者说，燕王庶系虽然已经先逝，但仍然有后人。即便皇家血脉难寻。 也可以暂由太后代行天子之权，我们再找便是了。潘侍郎说的轻巧，可燕王数系往后皆是他姓，难道李氏江山也要更改为他姓？太后代行天子之权确实天经地义，既然后宫能够主政，那么女储君又为何不可呢？薛延庆，你不要颠倒黑白，太后主政。 是代行天子之权，而非代替天子之权。只要储君登基，后宫自然会归还权柄。但若是皇女登基，若是以后还有皇嗣，她也能归还权柄吗？岑御史说的在理。况且皇女久居闺中，如何能承担起主理国家大事的重任？以我之见，即便要立皇女，新皇登基之后，仍该由太后主政。 先祖曾明言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但从未说过皇女不能主政。今日诸公如此责难于我，那么我斗胆请问，眼下依诸公所见，该当如何？是罢黜皇女，扶立他姓，还是地位空悬，太后主政？是，这个要难办。皇女的的确确。 你是唯一的皇室血脉了。若不让李氏后人继位，这大周便也不是大周了。言已至此，内阁也无他法。但韩指挥使所言不假，皇女久居闺中，即便登基，也需要太傅教引授课。是以在此期间，应仍由太后主政，由内阁辅政。 孔尚书为大周谋划深远，哀家自愧不如。只是这些日子，哀家代行天子之权，日夜惶恐。如今既然已经有了储君人选，那么哀家便不该越俎代庖。登基大典以后，哀家便会退回佛堂，不再问世。太后乃天下主母。 万万不可妄自菲薄！臣等跪请太后主政。自此，皇女一死，便也有了定案。可事到如今，我着实是看不懂了。学生们本是寒门一系，为何一夜之间？ 倒像薛氏庶系的薛修卓呢。阁老为我等费心铺路，谁知最后还是让世家占了上风。薛修卓未必会让世家占据上风，这一局，他是出其不意，打得两方都措手不及。依你所言，他在上表请做皇女前，并没有给以太后为首的世家老派透露任何风声，而且在先帝驾崩时。 还套住了韩城这名马前卒。换言之，他明白自己已经得罪了世家。可他这么做又是为何呢？如果他仅仅是为了一时鼎盛，那么心地根基不稳，又是女子，薛家即便起事了，在太后世家的威压下也长远不了啊。你方才说海阁老死谏前，曾提及南陵猎场一事。 当时，花四千因钟伯兵败案的账本被逼反，核查账目的人正是薛修卓。就此来看，他不是魏怀古一流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打击世家。而后，他调入大理寺，处理了许多案子，被阁老屡次提拔，入仕至今，算是政绩不凡。不错，薛修卓虽未被海阁老收为学生。 却很得海阁老的青眼。他在最初入世的那几年，写的策论皆是免除世家之见，期望由花思谦主理的太学，能够恢复姚太师时的鼎盛。当时内阁除了阁老，皆是世家出身，往下六部更是如此。我猜想，他当时任职户科都给事中，也是花思谦要打发他出去的意思。 都几时中是连通皇上的要职，可是当时贤德帝不能主政，这个职位能不能有业绩，全凭主理内阁的花思谦说了算。薛修卓的行事作风，也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转变，由先前的激进，转为了后来我们熟知的模样。若是如此，他既然是与寒门为列，却又为何不与我们通气？他也曾在李建恒登基仪式中尽心尽力。 但是他很快察觉，海格老为首的寒门官员依旧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这样的保守之策，虽让大周残存了下来，但也给世家留下了喘息的机会。魏怀古倒下了，韩城就站起来了。太学学生在此次对寒门官员的攻击里，屡次提到了软弱，这恐怕也是薛修主不再信任韩氏的原因。难怪他会带走先生。 他难道死要此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他不信任何人。他仍然想要凭靠新帝维持大周，为此不惜得罪老派世家。他想要让去都换血，我们在去都斗垮了魏怀古等人，空缺出来的职位，如今都能由他安排。于大人，你说错了，他能打动天下学子的，不是皇女如何美好。 而是那句，可这天下从未有律法规定，择路朝官应以嫡庶门第为先，更从未有律法说选立储君时要以男人为先。更何况，大周已到此境地，不立皇女，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学生们无法理解阁老，乃至如今孔丘岑郁的忍耐。 与身处时局的思量和觉悟，他们只知太后主政，只会给寒门带来变本加厉的排挤，所以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位心向寒氏的君主。薛修灼比我更明白寒氏与朝元间的纠葛，他是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十足的准备，而我，却天真的认为凭口舌便能分化世家。我已败一次。 可我既活着，便要将这场仗打到底。先生将此生全部心血传授于我，我便不能一败再败。这乱世之中，岂容弱者容身？于大人，你可曾见过女帝？还不曾。在我离开曲都以前，礼部已经开始筹备登基大典，太后想要召见皇女。 但是被薛修卓拒绝了。这么说，他也不是十拿九稳，那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他在短短四年里养出来的女帝，到底是不是一戳就倒的纸老虎，能唬住去都到几时？只希望不是第二个李建恒。还不知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如果要归黄埔，难道叫李建廷？是叫这个名字。 却不是先帝的字，是玄剑的剑，雷霆的霆，李剑霆。 你只恨雨无端，我只学海无岸。深夜一线，一步步登攀，执念在亡命途再场。 的茫然。 黑熊，你能确定是我的画像吗？嗯，嗯，有些像，又有些不像。你见过的画像是个女人吧？哦，是了，那画像是我跟大哥在格达勒看见的，上头是个女人，你是个男人。格达勒是什么地方？啊，现在。 只能抛下边伯营，尽力减少物资损耗。你就没有半点想要追出去的念头吗？打不了啊，二公子，我都说了，我就是个押运队的。不必跟着了。费胜是不是还闲着？既然他想做事，那就给他个事情做。我这几日也寻思着这件事情。你已经晾了他月余，再晾下去。 只怕他该心生不忿了。这人脑子转得快，知道策安不肯要他，就想留在此州。 <laughs> 我这边呢，还有个事情也想请你帮忙。你我兄弟嘛，客气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派人出去做天机的时候，帮我查一个人的下落。谁？姚文玉。